森林王子。很久以前，生活在非洲森林里的动物们遵循着古老的森林法则。在森林的附近有一个人类的村庄。一天夜里，一只跛脚的老虎谢尔坎决定要捕杀村民。他咆哮着进入了村庄。 他的跟班豺狼卡巴奇紧跟着他，每咬死一个人，谢尔坎就会踩灭火把，并大声嚎叫。坐在山洞外的狼妈拉克莎和他的家人看到了这一切。这个懦夫竟然去杀最弱的族群——人类。毕竟他已经残废了，还能指望他去猎杀一只鹿吗？貌似除了被烧死的尸体，他什么也抓不到。 嚎叫停止了，森林又恢复了平静。当狼群交谈时，树丛沙沙地摇动起来。狼爸立即跳到狼群前面。人类的孩子，一个孩子从村子里逃了出来，爬到了狼群的山洞。我要收留他，把他当自己的孩子来养，就叫他毛克利吧。拉克莎。 恐怕狼群不会接受一个人类的孩子。我已经决定了。藏在山洞后面的塔巴奇把这件事告诉了谢尔坎。 <laughs> 谢尔坎立即来到了山洞前面。那个人类的孩子是我的猎物，快把他交给我！走开，你这个瘸腿的懦夫！ 他是我的孩子，你休想碰他！看到狼妈愤怒的样子，被火烧伤了的谢尔坎只好先离开了。总有一天，这个孩子会成为我口中的猎物。第二天，他们把毛克利引荐给狼群。经过漫长的讨论，在巴黑拉的支持下，狼群接受了毛克利。巴黑拉和巴鲁负责教他森林法则。 当他长大之后，就得回到人类的村庄。毛克利在森林里长大，学会了森林里的生存方式。哎，哈哈哈哈！ <laughs> 巴鲁教他丛林里的生存法则，教他动物的语言，还教他自己最喜欢的事情——找蜂蜜和抓鱼。嗷哦哦哦！ 而巴黑拉教他如何保护自己，他自己也是被人类养大的，所以他一直让毛克利保持人性，并告诉他总有一天要回到人类的世界。很快，毛克利就喜欢上了森林，他的小狼兄弟们也很喜欢他，而且不久之后，他就跟所有的动物都成了好朋友。 几年之后，狼群的首领阿克拉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捕猎了。谢尔凯决定利用这个好机会。年轻的小狼们，现在该你们领导狼群了。把阿克拉赶下首领的位置，把人类的孩子交给我，否则我就在你们的领地里捕猎，让你们连一块骨头都吃不到。 年轻的小狼们，比阿克拉让出首领的位置。如果把毛克利交出去，你们就是懦夫。我可以让出首领的位置，但你们必须放毛克利走。巴黑拉听到了这一切。毛克利现在该把谢尔坎赶回他自己的地盘去了，该战斗了。但我自己怎么跟他战斗呢？ 现在整个狼群都听谢尔坎的。你去人类的村庄拿火把来，火把会把他们吓跑的。我此刻最好离开森林，和人类住在一起。 毛克利拥抱了巴黑拉和巴鲁，并第一次流下了眼泪。然后毛克利就在巴鲁的肚皮上睡着了，巴黑拉也在树上睡着了。猴群看到了毛克利，并把他抓走了。这些猴子是森林里最疯狂的动物，它们做事从不讲规矩。 当巴鲁和巴黑拉醒来之后，他们以为毛克利去往村庄了。毛克利被猴子抓着穿过森林，然后他发现了齐尔，一只盘旋的老鹰。毛克利用鸟语跟他对话，让他通知巴鲁和巴黑拉自己的位置。嘿嘿，闭嘴，这又是什么把戏？ 我们要学会你所有的把戏，然后就可以控制所有的动物和整个森林。哈！哈哈哈哈哈。奇尔把毛克利被绑架的事告诉了巴鲁和巴黑拉。他们把毛克利关在谎言世界，那是一座废弃的城堡。那些猴子既狡猾又危险，我们不能单打独斗，应该向卡奥求助。 他们说服了蟒蛇卡奥来帮忙，然后一块前往城堡。猴子们把毛克利藏在一个圆屋顶下面。巴黑拉第一次走入了这座废墟，他跟猴群打斗起来，数量众多的猴子很快就把他包围了。 会藏在池塘里，我来对付这帮疯狂的猴子。巴鲁也开始跟猴群打斗，很快他也被包围了。猴子们站在他肚子上击打他。卡奥出现了，嘶嘶地叫着，猴子们吓得爬到了树上。 打碎了藏着毛克利的那个圆屋顶，把他救了出来。哇哦，哇，真是一顿美餐啊！不，卡奥，放过那个孩子。卡奥放开了毛克利，他开始跳舞，催眠了那帮猴子，然后把他们都带走了。我想，森林已经不再适合我了，我应该尽快离开这里。 毛克利再一次跟巴黑拉和巴鲁告别，并前往人类的村庄。村民一开始很害怕毛克利，这孩子从森林里来，没准他是个骗子。他肯定会巫术，可是他看起来天真无邪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呢？过来，孩子，跟我待在一起。 很快，毛克利就熟悉了村庄的生活，也学会了人类的语言。人们给了他一份工作——放牛。他的朋友巴黑拉和巴鲁经常来看望他。但是有一天，他的灰狼兄弟来了。狼群遇到麻烦了，谢尔坎决定把狼一只一只都杀掉。 当初你们还想抓我去喂谢尔坎呢，现在我为什么要管你们？我们虽然不是同类，但妈妈一直把我们当做一家人，我们应该替她报仇。什么？妈妈她？妈妈她？她被谢尔坎杀死了。谢尔坎来问你的下落，但妈妈一个字都没说。够了！我不会放过谢尔坎的。 毛克利把牛群赶往谢尔坎藏身的山谷，他骑着一头野牛。当他们到达山谷时，狼群真正的首领阿克拉也来了。你带领一部分牛群从山谷那里跑，我带领一些从这里跑，我们把谢尔坎包围起来。 按照计划，他们带领牛群朝谢尔坎跑去，整个山谷都被他们震得发抖。谢尔坎听到了雷鸣般的奔跑声，开始想办法逃跑，但是山谷的两侧太陡了，无路可逃。愤怒的牛群冲过来，从谢尔坎身上踩踏过去，一群公牛把他踩进了烂泥里，野牛也从他身上跑过去。 到此为止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这就是村庄和森林的敌人谢尔坎的下场。呃，哦耶耶！毛克利带着谢尔坎的虎皮前往狼山，看到毛克利肩上那张虎皮，整个狼群都开心地嚎叫起来。 阿克拉又做了狼群的首领，毛克利离开了森林。不久之后，毛克利发现莫苏就是他的亲生母亲。从此以后，森林和村庄里都过着幸福的生活。